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中国肥胖儿童越来越多。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孩子太能吃或玩太多电脑游戏。 而是与孩子的爷爷奶奶有关。有研究报告显示，虽说爷爷奶奶不是导致中国肥胖现象的唯一原因，但他们绝对是非常特殊的致胖因素。在中国，几代人住在一起的现象很常见，孩子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十分普遍。很多中国爷爷奶奶认为，孩子胖一点是健康的表现，只有大人才会因为肥胖得病。 爷爷奶奶非常溺爱家中的孩子，凡是孩子喜欢的就做给孩子吃，即便是垃圾食品也不在乎。他们不仅给孩子吃过多食物，还不让他们动手做家务。研究人员发现，一些爷爷奶奶并不认可孩子应该健康饮食、适量运动的理论，他们觉得瘦就意味着身体不健康。有这种观点。 可能是由于他们儿时有过饥饿的经历。十一，根据本文，为什么中国肥胖儿童越来越多？十二，爷爷奶奶是怎样关照孩子的？ 十三，为什么爷爷奶奶不想让孩子瘦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西方流行蔬菜生吃。 不少人认为，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和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在烹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破坏。生吃蔬菜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营养。其实，蔬菜生吃熟吃各有利弊。虽然生吃蔬菜能使维生素 C 和一些保健成分一点不少地进入人体内，但也有缺点，即吃蔬菜的总量有局限。试想，一颗白菜切完有一脸盆那么多。 不可能一次吃完，但炒熟以后体积只有一盘，吃完它就不成问题了。可见，烹调后某些降低了的营养含量，可以利用摄入量的优势来弥补。熟吃蔬菜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：有些蔬菜品种，比如胡萝卜，只有熟吃才有营养，因为胡萝卜素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，只有在加工时放点油。 人体才能更好的吸收它。十四，生吃蔬菜有什么优点？十五，生吃蔬菜有什么缺点？ 十六，为什么熟吃胡萝卜比较好？十七，这篇短文主要讲述了什么？